三九年的八月二十三号，苏联呢跟德国啊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名义上呢这是苏联跟德国之间的条约，但这份条约里啊实际上还有一个这个秘密议定书，规定德国、苏联在一定的界限内在波兰划分势力范围，这其实是二十世纪。 最臭名昭著的强盗分赃协定，你们两国签订条约，你们把第三个国家给瓜分了，凭什么呀？是吧？这个，而且呢，更值得一提的是啊，就在这个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的同时，英法军事谈判代表还在莫斯科谈着呢。也就是说呢，苏联跟英法之间关于波兰抵抗德国的谈判还没结束呢，苏德之间就已经把。 瓜分波兰的条约给签了，这个苏德双方都知道，这个条约只是权宜之计。这两个帝国、两种制度之间的对立是你死我活的。但是斯大林认为，如果希特勒能先跟西方英法各国打起来，经过消耗之后，德国的实力将会大大降低。到那个时候，对苏联来说，德国将变成一个不再那么可怕的对手。 所以，想要达成这种局面怎么办？苏联先跟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你德国要侵犯，就去找英国跟法国的麻烦。我苏联在旁边看着，好捡便宜。更有意思的是呢，这个条约苏联一直是否认的。二战后呢，缴获了德国的这个文本啊，因为他用两种文本签嘛。苏联说那是伪造的。为什么呢？莫洛托夫啊，特别聪明。 他在签这个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德文本上啊，他在这个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德文本上签名的时候，用的是拉丁字母，而不是俄文的西里尔字母。所以他说这不是我签的，要我签，我应该是什么什么什么夫，是吧？哎哎，你你，我不可能这么写，是吧？就跟我签名，我不写汉字袁腾飞，我写一个 YTF，那这不是我 YTF 多了，谁说 YTF 是啥？是吧？有头发。 是吧？要推翻不都是 Y T M 吗？是吧？哎，你你怎么能证明是我呢？啊，这是有头发签的，你找有头发去，是吧？因为莫洛托夫也知道这个东西一旦公之于众，必将遗臭万年啊！所以他特别狡猾，那他用拉丁字母签字啊签字。这个，但是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之后，希特勒的心情特别兴奋啊，非常之激动。 他在一次这个陆军指挥官会议上大谈他的战争理论，说这个要发动战争和进行战争的时候，是非问题无关紧要，要紧的是胜利，心要狠，手要辣。谁仔细想过这个世界的道理？它的意义就在于优胜劣败，弱肉强食。所以波兰的命运基本上就已经是确定了。虽然英法跟波兰签署互助条约。 但没有获得什么实际的帮助。战争机器的按钮一旦按动，一旦变红，很难停下来。希特勒只需要一个借口啊！你打波兰得有借口，你不能说看着你不爽我打你。那你用什么借口来进攻波兰呢？这就是希特勒手下的得力干将戈培尔的强项。德国开始了超大规模的宣传战。 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当时欧洲各国都感觉到可能会受到德国伤害，而在德国呢，老百姓认为的事实却恰恰相反。一位那个时候到过德国的外国人说，德国纳粹的报纸上啊叫嚷什么呢？搅乱欧洲和平的是波兰，波兰威胁武装入侵德国。你也许会问，说德国人不会那么傻吧？他们能相信这些谎言吗？ 那你就去跟德国人谈吧，啊，你一谈就会发现德国人都是这么相信的。那那，就是这就是宣传的结果嘛，啊，哎，宣传的结果，德国人看到报纸、听的广播，整天都在讲啊，祖国在危险当中啊，这个波兰要进攻我们，所以德国人就相信了。随着战争的这个临近，这种宣传到了几乎疯狂的程度。三九年的八月二十六号，《柏林日报》标题说。 波兰完全陷入骚乱之中，日耳曼家庭在逃亡，波兰军队推进到了德国边境。人民观察家报，这是纳粹党的党报，相当于苏联的真理报。这个这个报纸头版头条用大号字体印着触目惊心的标题，说波兰全境处于战争狂热当中，一百五十万人已经动员，军队源源不断运往边境，上西里西亚陷入混乱。 与报界这种疯狂同步的，是希特勒的顾问起草给波兰的文书，让波兰答应德国的领土要求。但是呢，战争需要一个直接的理由，光在报纸上忽悠给波兰人写信，波兰是不怕的。这个希特勒呢，要造假，这方面他是高手啊。他跟手下的这个将领们讲。 说不要再犹豫了，我的将军们，我已经命令国防军统帅部为你们提供足够的波兰军队制服，这就很明显了，是吧？在这盖尔太保头子海德里希的布置下，纳粹从集中营里找了十几个死囚，化好妆，穿上波兰军服，配上波兰武器，海德里希为这支队伍送行。 跟他们讲啊，你们对国家犯有不可饶恕的罪行，但是现在给你们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什么戴罪立功的机会呢？就是一小队党卫军身穿便装，把这些穿着波兰军服的死囚拉到距离波兰边境十六公里的树林里处死，然后呢留下一名死囚。 身着波兰军服的党卫军队员带着这个死囚，冲到靠近波兰附近的格莱雷茨电台，这是德国的电台啊。然后占领这个电台，由一名会讲波兰语的德国士兵念了一个事先拟好的提纲啊，里边充满煽动性反德言论，宣布波兰对德国发动进攻，然后开了几枪啊，把那名穿着波兰军服的死囚打死，这就算。 波兰主动对德国发动进攻了。其实希特勒的这种手段是非常拙劣的啊，他就不怕世界舆论质疑吗？实际上，这种拙劣手段不是演给世界人民看的，他是演给本国人看的，是吧？就跟日本那个九一八七七事变那个那个手段也很拙劣，自己炸毁那么一小段 路鬼是吧？你号称丢了一个兵是吧？你这这以此为借口就挑起了九一八，挑起了七七事变，这一样手段一样的拙劣是吧？所以希特勒这一次利用死囚制造波兰进攻德国的这个假象，一制造完毕，战争就不可避免了。三九年九月一号凌晨四点四十五分啊，纳粹德国三个集团军群一百六十万大军。 扑向沉睡中的波兰，天上两千架飞机，地上两千八百辆坦克。德国呢，一共是投入了四十四个师，包括七个装甲师、四个轻装甲师和四个摩托化师。波军方面有七个集团军，八百七十辆坦克、四百零七架飞机、三十九个步兵师、十一个骑兵旅、两个摩托化旅，总兵力一百万。单是双方兵力对比，德国已占据明显优势。 如果技术兵器对比啊，就占更大的优势了。而且德国选择在凌晨四点四十五分发动进攻，这个点儿是人睡眠最沉的时候。夜里十二点你还没睡呢，还斗地主呢；凌晨七点有起来遛狗的了啊。四点四十五，一般人都在沉睡，除了个别撒夜的一般都在沉睡啊。军队的戒备也最松懈。 啊，而且一般人都有这种思想：我睡了，敌人也该睡了，是吧？波兰人也这么想，是吧？我睡了，德国人应该睡啊他不能不睡觉啊？结果波兰遭突然袭击，机场上四百多架陈旧落后的飞机排列的整整齐齐，都被炸毁了，没有一架升空迎战，是吧？一夜之间，波兰空军不复存在，八百多辆落后的轻型坦克也不是德军的对手，更何况…… 这些波兰坦克没有组成拳头啊，而是分散支援步兵，连排为单位支援步兵。另外呢，波兰的七个集团军一线平铺布防，没有形成战略纵深。德国人只要突破一点，其余全线崩溃啊！而且他绝大多数兵力都沿着国境线布防，一旦被突破，很难组织起纵深防御。波兰人的战术思想啊，落后了八十年。 美国南北战争时期，速射步枪发明啊，就那会儿咱中国人把它叫连珠枪，啊，吧？斯宾塞连珠枪不用打一枪一装弹了啊，而是这个它能这个打一枪一拉栓啊，就是速射步枪发明。速射步枪发明，用美国人的话讲，骑兵唯一能干的事儿就是下马给步兵做饭。 一战的时候，大规模的骑兵混战就已经很少见了啊！如果你们看过那个斯皮尔伯格那个《战马》是吧？那片子你们就能看出来嘛，是吧？一战的时候，这种大规模的骑兵会战就很少见。但是由于这个二零年苏波战争仍然以大规模骑兵作战为主，东欧大平原幅员辽阔，波兰、苏联这些国家卡车又少，所以呢，这个。 波兰这个时候呢，仍然保留着大量的骑兵部队，十一个骑兵旅。一般来讲啊，骑兵旅也就有个两三千人，骑兵师呢，也就是个三四千人。而波兰的骑兵旅绝对是主力中的主力，王牌中的王牌。最精锐的波莫尔斯卡骑兵旅有一万二千人，是吧？这个比很多国家步兵师。 人数都都高啊！旅长是恰文斯基中将，啊，这个级别相当高。恰文斯基中将啊，率领波莫尔斯卡骑兵旅作为主力，引导步兵突围。英勇的波兰骑士骑着高头大马，举着被阳光晒得雪亮的马刀和长矛，高喊着“上帝保佑波兰，祖国万岁”，义无反顾的冲向德军装甲集群。一开始，德国人被弄懵了。 我操！这波兰人，嘛呀，这是这这是勇啊还是二啊是吧？马刀要来砍坦克呀！德国人都忘了这个射击了。当时德军当中也列编了少数骑兵啊，德国也有一个骑兵旅。这些人一看波兰同行，难免就寄养难耐啊，想跟波兰骑兵 PK 一下，纵马挥刀冲向波军。德国军队的马刀不到一米长。 波兰这个骑兵手中的长矛三米啊！你想想是吧？马上就被波兰枪骑兵手中的长矛戳的是人仰马翻。德国装甲兵就缓过神来了，我靠，这不是勇，这是二啊！钻进坦克开始开枪放炮，波兰骑兵全军覆没，恰文斯基中将阵亡，死的时候啊手里还紧攥着镶了宝石的军刀。 德军迅速突破波军防线之后，以每天五十到六十公里的速度向波兰腹地突进，这是人类战争史上空前规模的机械化部队大进军。在这场大进军中，德军装甲兵创始人古德里安成功的实践了他的装甲兵理论，率领德国第十九装甲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他既是这个第四集团军的中路。 又是集团军的攻击前锋。开战之后，古德里安率部迅速突破波兰边境防线。九月一号渡过布拉西河，九月三号推进至维斯瓦河，完成了对波兰走廊地区波军波莫瑞集团军的合围。德军的闪电战使波兰完全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这是波兰人。 也是全世界第一次领教了闪击战的滋味。波军统帅部以为战争会像以前一战那样缓慢的展开，德军先用轻骑兵进行前卫活动，然后以重骑兵进行冲击，然后步兵跟上，哎，这么三板斧、三件套是吧？哎，我按照这个对付这个的准备去准备。 所以，对德军大规模使用坦克和航空兵的闪击战毫无准备，并且呢，波军统帅部又对自己的军事力量过于自信，同时呢，还指望着英法两国的援助啊，因此就把这个部队啊全部部署在德波边境，认为只要实施坚决的冲击，就可以取得胜利。 这种毫无进退、伸缩弹性的部署，使波军在德军的高速度、大纵深推进之下，不是被歼灭，就是被分割包围，或者呢，就成为留在德军后面的孤军，抵抗迅速瓦解。希特勒这个九月份到波兰战场视察嘛，啊，看到波兰军队尸横遍野的场面，就问古德里安说：“这是我们的轰炸机干的吗？” 古德里安说：“不是，是我们的这个呃，坦克干的啊！波兰骑士高举马刀、长矛，是吧？冲向德军坦克，这勇气过人呐，就跟义和团抱着一罐子尿扑向八国联军的机枪一样。但是最后伤亡惨重。但即便如此，波兰军队不像那些不战而降的人，抵抗是很英勇的啊！也大量歼灭了德军的有生力量，比如德国第三十步兵师，几乎就是全军覆没。” 但是由于波军装备落后，啊，特别是战略指挥思想落后，打到九月二十八号，这个华沙守军向德军投降。十月二号，进行抵抗的最后一个城市格丁尼亚也停止了抵抗。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